一百年七月十日，崔台大第六讲前半堂。我们上次讲完那个十二章的管辖及管辖的豁免，今天来就讲第十三章哈。那十三章国际组织跟十四章和平解决争端。不要那么大声，为我声音大声听起来有点，我再小声一点好了，那我就不要睡着哈。好，十三章跟十四章。 但是好，老师想哈，三到四章应该我们是三个小时讲，完是一定没问题。那有没有去上过复习班吗？有上过复习班吗？如果你们没有上过复习班的的同学哈，复习班会再多讲哈，呃，三章哈内容。那。 大概提到哈，最重要是有讲提到战争法。那战争法的部分呢，会讲到一个那个国际军事法庭哈，跟我们待会会讲到这个 ICJ 哈有点类似的哈，但是有它区别的实质在哈，而且这个那个 ICC 就是我讲的国际军国际刑事法庭，不是国际军事法国际刑事法庭 ICC 哈。 他最近有点时事的观点嘛，因为他不是对格达费发出这个做终指令吗？哈，好，那这个因为同学没有上过复习班嘛，哈，所以老师待会儿在讲这个国际法院 （ICJ） 的时候，顺便再跟同学补充一下，ICC 就是国际这个刑事法庭啊国际刑事法庭的部分。但是主要详细的内容，去上复习班就会有了哈，而且还有讲义。好好，那我们今天就来上十三章了哈。 好，十三章，我们看第一节，讲什么是国际组织哈总论。我们待会看到很多种国际组织，一次大战之后的这个国际联盟，二次大战之后的联合国，都是种国际组织。那总论是跟你说，一般你在看国际组织的时候，哦，讲小声一点，不然真的是好大声。通常你都会看到怎样子的内容嘛？们来看个什么叫意义。 好，国家间依据条约所组成的团体，目的是为了追求共同的目标，并由该团体的特别机关来执行该组织的任务。哈，比如说我们称这个这个政府间组织的哈，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好，你看也可以发现它是国家间，对不对？国家间哈，依据条约把条约圈起来。好。 那，例如，比如说什么，像国际联盟，或一次大战之后，在我们讲国联，国联就是国际联盟，还有联合国 UN。好，那它跟这个非政府间组织是有区别的。什么叫非政府间组织？就是我们讲的 NGO 啊，NGO。因为啊，只有政府间组织才具有国际法的主体。啊，意思就是说，只有这个国际组织才具有那个国际法上的。 法人格的主体，但是 NGO 非政府间组织啊，非政府间组织它并不是国际法上具有这个法人格的主体，因为 NGO 只是根根据哈某一个国家之之内，就如那些社团法人哈，他们国家之内内国法下具有私人的。 好，司法下具有这个司法的主体的法人格，但是并不具有国际法主体的资格。好，所以 NGO 跟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政府间组织是不一样的。好，只有政府间组织，好，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才有国际法主体，NGO 没有。好，NGO 没有，这个重点注意一下就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区别国际组织跟我们其实之前我们一开始讲国家的时候，我们讲过联邦跟邦联嘛。那我们再区别一下，国际组织跟联邦跟邦联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先来再复习一下什么是联邦，哈，就像美国就是联邦嘛哈。 federation，好，联邦的各个参加国于联邦成立之后，法人格就消灭。这个法人格讲是国际法人格，哈，国际法人格就消灭。仅有联邦是国际法人，就像美国的美利坚和美利坚联合众国，对，只有这个美国它才是具有国际法人格。好，每个州都上市了国际法人格。 好，词与国际组织之间，好，那跟国际组织什么差别？各个会员国各自独立存在不同，在那个地应该是个地，然后独立啊，哎，我写错了，不是，不行，个一下。好，应该是个地，各自独立存在不同。好，所以说国际组织本身是具有国际法主体，国际组织的会员国本身也具有国际法上的国际法。 主体的资格，好，所以这是它跟国际组织跟联邦不同的地方。好，再来看邦联，好，再复习一下，邦联是指说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处理原属于各个成员国哈的事务，依据。 这个条约组成共同机构，并赋予该机构一定的权利的一种国家联合，但是邦联本身并非国际法人。好，这个就是邦联跟国际组织最大差别，因为国际组织是国际法人格嘛，哈，具有国际法人格是国际法人，可是邦联本身根本就不具有国际法人的资格，好所以就是国际组织跟联邦还有邦联差别。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国际组织，我们可以分成哪些种类？第一个哈，全球性的国际组织，譬如联合国或万国邮政联盟。好，地区性的呢，比如说同一地区的会员哈，因为它具有相同的利益跟政治立场，就可能会组成他们自己哈，比如说美洲之间的或者是非洲之间的这个国际组织。好，这就是我们你上复习班的时候就会发现，比如说像环境法哈，环境法的时候。 你会发现，呃，有很多部分呢，还有像这个国际人权法的时候，你会发现地区性的国际组织都有通过一些这个公约哈。到时候，就像复习班的就会在讲到。那你看政治性的哈，为了集体安全哈，维持和平，还有和平解决纷争，还有同盟组织还会组织一些政治性的国际组织。 好，最后比如说像非正式性的哈，主要是要处理技术性跟功能性的，因为类似国内行政机构，比如说像交通部跟民航局，但是它不是啊，因为讲交通部民航局是在讲内国法，这是类似的哈，类似主要是从处理这个技术性跟功能性的国际组织。好，再来我看一下国际组织哈，通常都会有哪些内部组织？ 好，分两个，一个叫主要的机构跟辅助的机构。主要机构，你会看到一个叫 assembly 银行大会，然后再就像然后再来就理事会，哈，理事会就像我们讲这个，你像公司，你看就把想公司吧，公司法一定会有把会员叫来开会，对不对？那叫什么？那叫股东会。那股东会一定会选出什么董事，对不对？董事要定期开会，好，那个董事会就是类似的理事会，哈。 类似的，我是说类似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大会，好，由全体会员参加，对不对？股东会是由全体股东参加，哈，好，由全体会员参加，是政策的最高决定机构，没错啊哈，公司最大最高的这个政的这个决定机构也是股东会啊，但是常务的哈，大部分是交由董事会来执行。 好，大会有一定的会期哈，大会休会时就交由理事会来执行，对不对？像股东会不会天天开，通常常会一年开一次，临时会可以随时召开。那董事会就什么？就是常常经常性的召开，所以一样道理。所以这边大会休会时，理事会就来行使职权。好，大会有点类似国家，我们用国家来比喻的话，刚刚我们讲公司是讲司法之间嘛哈，如果我用国家来比喻，的就是类似国会的议会，像立法院呢？ 好，分几个委员会来处理大会的问题，有时候会朝你一些决议啊，就讲 resolution 啊交由这个大会来来通过，并且这个讨论，好，就好像我们的立法院有很多委员会嘛好，再来理事会啊理事会是会员，既由大会选出一部分的会员成为理事国啊，理事国，好，理事国参与的会议就叫做理事会。 理事会是组织的最高业务执行就构，你把执行监起来。对，政策的最高决定机构是大会，对，因为它是全体会员参加，是民主精神嘛，哈。但是这个大会会通过 resolution，会通过决议。 好，他通过决议之后，委员会不会提出决议给大会通过？大会通过之后，这个理事会就要把这个决议来执行，所以它是组织啊，里面最高的业务执行机构，都一样，跟我们这个呃公司法一样，都是一样道理。然后再来秘书处是国际组织的行政部门，好，通常由大会或大会与理事会来任命，好，有一定的任期。那秘书长任命，好，并这个。 哎呀，并指定啊，应指定秘书处的人员，应指定啊，并指定秘书处的人员，指定秘书处的人员。 但是，一旦受命啊，变成秘书处人员之后，秘书处人员就应该保持中立，不得再为本国、再为哈、再为本国政府来指挥或影响。好，再来我们讲前面讲的是是主要的机构，再来我们讲辅助的机构。好，组织呢，各个国际组织可以设其他的这个辅助机构，有些可以是常设、本原的，有些可以是专设或战设。战设叫 i t a 啊 i t a 好，具有一定的期限。 到时候我们就要来看看有没有这些组织里面的这些辅助机构。好，再来我们来讲会员。好，会员国参加会议啊，参加这个会议的这个大会哈，参加这个国际组织大会的代表人员是由各个会员国来自行决定。好，这就是会员的代表由各国来自己决定。好，那我们来看看其他还有什么哈？还有其他有一种叫做超国家的组织。 非政府组织，我刚刚是很想过非政府组织，好，这次我讲的更清楚。好，超国家组织啊，supernational organization，好，国际国际组织的决议好，通常要透过会员国来执行哈并不能直接对会员国内的国的个人或公司来生效。对，我们之前讲过嘛，我们说这个国际组织的决议啊，不可能直接对会员国的跟个人跟公司生效。 不需要，由会员国把它啊内内国法化之后啊，才能可能可能会这个会员国的个人跟公司生效。但是近年来呢，出现所谓的超国家组织，它的特色是什么？看两个特色，第一个，国家出席该组织的代表哈，不一定全由国家来任命啊。国家出席该组织的代表不一定全由国家任命，且该代表的投票也不受派遣国的拘束。第二个。 其这个超国家组织的决议哈，对会员国内的个人跟公司直接生效。这是它为什么叫它超国家组织？啊，因为它可以对跟一般的国际组织不一样，因为这些超国家组织的决议哈，大会的决议可以直接对会员国的个人啊，会员国内的个人跟公司生效。例如说，我们讲 EU 哈，我们的欧洲联盟 EU，好，欧盟所制定的法律哈，不但会直接对会员国。 生效啊，会员国跟会员国政府，甚至是会员国境内的自然人，反而会直接生效，并且还原则上优先于各个会员国内国法来适用。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超国家组织你特别注意，它就是我们讲的 EU 啊，这种超国家组织，记个例子就可以了。 再来哈，我们来看我刚刚讲的 NGO，对不对？好，NGO 是由是由哈个人或团体等在某国家依其内国法，啊，你把国内法圈起来，就依内国法，它不是依哈条约，你会发现它不是一条约哈，它是一某个国家的内国法来组成的，所以我们说什么类似像社社团法人一样，它是司法的一种具有司法上的法人格而已，它不具有国际法上的。 法人格，我们刚刚也讲到哈，所以它是个人或团体，按按照每某国家的内国法来组成的法人，好，但它不有国际法上的主体，好，而其会员不限于该国的人民啊或团体，可以由各个国家的人民或团体来组成，当做会员，但是它是依据说瑞士或依据英国任何国家的内国社团法人的组织法来组成的，好，这个非政非政府。 团呃非政府组织啊 NGO，它这个组织章程啊必须要符合该国的国内法即可，对它的这个章程只要符合内国法即可。好，故好非政府组织的运作如果违反这个该会的章程时，我们要怎么解决？这里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应该在组织所成立的国家，按照那个国家的内国法来解决。好，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有一个叫做一个有一个非政府组织叫国际业余田径协会，然后写一本上。 遇到一个考题哈，他跟你说哦，有个叫国际业余田径协会，那他考题就告诉你说，哎，他是根据英国法下成立的 NGO，也就是我们符合我们讲，他不具有国际法人格，对吧？他只是具有英国法下啊一个司法哈，司法英国内国法司法下的这个是团法人而已。 好，那我们说过哈，这个 NGO 它的会员国可以是什么？也可以是各个国家。好，那1956年我国加入这个所谓的国际业余田径协会，啊成为会员国。197一成为一的会员，然后再讲好了。那一九七八年中共加入啊，也加入这个国际业余田径协会。那这个协会就是因为中共加入之后哈，也通过一个决议啊，决定要排除我国的这个会员的资格。 那我我就不高兴了，认为这样子的这样的决议违反了什么章程？对，违反了这个国际业余田径协会他自己哈，他们自己的章程规定，对对？因为各个会员是依据章程的规定来加入这个。 呃，NGO，好，那违反了这个，等这个协会违反自己章程的规定，就是我们要去向谁起诉？是不是去向 ICJ？向这个国际法院？不是，对不对？因为我说它只是一个，根本不具有国际法人格。今天我一个国家要去告另外一个私人，他只是一个什么司法人？然后只是一个英国法下的社团法人，你要告他去英国法院告，所以你不是去 ICJ 告嘛？ 所以如果我会考你，就是考这一个，请问他去哪里起诉？去英国法院起诉，而且是按照英国的内国法哈来判决，这个没有国际法的问题，然后，因为他这根本不是一国际法人格，根本不具有国际法人格，这个 NGO 啊，好，所以不会去 ICJ 起诉，或去英国法院起诉。 来看一下联合国宪章的七十一条规定说哈，这个联合国里面这个经济暨社会理事会可以采取适当的办法哈，与各种非政府组织，就我们这个 NGO 啊，所以这个这个经济暨社会理事会可以跟这个非政府组织会商有关理事会职权下的相关案件。好，此项办法得与国际组织协商，并适当情况下经与。 关系的联合国会员国会章之后使德啊德与该国的国内组织商定之，他只跟你说联合国宪章哈也有提到，就是说这个联合国的理事会哈经济及社会之后可以跟各种国际组织一起来协商活动，所以说联合国的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哈在 UNESCO 了哈 UNESCO 就跟非政府组织有很密切的相关的联系。 好，比如说我们讲哈，有名比较有名的非政府组织有哪些？除了我刚刚讲这个例子，只是一个曾经有发生过实例的案子了哈。啊，比如说比较有名的像国际特赦组织啊哈，国际特赦组织对改善政治犯的待遇很很有贡献。还有讲 Greenpeace 么这个绿色和平组织，常跟日本的那个不知道是捕鲸还是捕那是捕捕鲸吧，捕鲸船常常这个互互相这个开炮的哈，就是这个国际。 呃，绿色和平组织哈，Greenpeace 对环境保护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记住，国际特织组织或者这种绿色和平组织，他们是 NGO，是非政府组织，不具有国际法啊，不不具有国际法人格好那么你跟他的这个会员啊，有这个违反章程的相关问题，你要去他成立啊，刚他成立的这个国家的法院去告他。好。 再来，我们看一次大战后成第二节哈。一次大战之后成立的国际联盟的国联，国联。好，我们来看创立美国总统威尔逊于一次大战之后提出来的，啊是为了因应啊要建立一般性的国际组织以保障啊大小国家政间的独立和完整性。故国际联盟在啊一九二零年成立。好，除了要签署国际联盟盟约啊联。 除了这个签署国际联盟盟约的国家是创始会员国，好，那其他国家只要经哈大会，我们都说一定要有一个大会对大会三分之二多数同意就可以加入。啊，一开始是签署国际联盟盟约的国家是创始会员国，其他加入的国家是经过大会三分之二的多数决，然后加入。 但是美国始终无法成为国联的会员国，啊，是因为这个威尔逊总统始终无法取得美国参议院，哈，美国参议院三分之二同意来批准，啊，批准我约同学把批准圈下。来。我们之前说这个我们讲条约的时候，我们讲过不是只有签署，对不对？还要批准，因为批准才会生效，啊，你记不记得？批准才会对会员国生效，好。 那这个待会去复习条约哈，批准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啊，这是它跟这个行政协定不一样，条约跟行政协定不一样的地方，行政协定不需要经过批准，可是条约需要。好，咱我们看一下组织，啊，样会大会理事会秘书处，然后还有多设一个 PCIJ 哈，常设国际法院，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过那个芙蓉芙蓉芙蓉号案哈，Lotus Case，莲花号哈，Lotus Case。 我们讲到土耳其跟法国两艘船在公海上碰撞的故事，同学们要记得？法国的船，然后土耳其船，他们在公海上碰撞，然后不是问到，然后这个法国船叫 Lotus 嘛，它就叫做芙蓉号啊，芙蓉或叫莲花，对。同学去过万国法律师事务所吗？如果去过的话，他们的那个对，他们叫芙蓉大楼，对，案子文名字是 Lotus 号，莲花号，因为案子叫莲花号，案子号。好。 所以他们不是那个案子，就是在讲法国跟土耳其两艘船在公海上碰撞，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土耳其船就沉没了嘛。好，沉没之后，你我想看，对。然后法国就把这个土耳其上面的这个啊沉没的一些船员把他救上来之后，送送送送回去土耳其的军事海地岛。那那个土耳其的这个他的那个检察官就把这些法国船长全部什么逮捕起诉，对不对？逮捕起诉。然后法国就跳出来说。 在公海上发生碰撞时，应该有什么？有这个传奇国专属管辖，对不对？那接着就变成说，这个传奇国管辖变成究竟是一个专属，对不对？我们复习一下好了，然后正今天时间够，或者是一个专属管辖，还是一个什么竞合管辖？就你学学那个狗名，呃，刑你想学新书的话，民名书书我都讲都学过专属管辖跟竞合管辖的关系，对不对？Exclusive，专属嘛，哈，concurrent。 jurent，竞合，竞合意思就是加起来，意思专属就是什么，只有一个哈。如果说今天传奇国管辖，对，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案子哈。传奇国管辖就是他那个到底犯罪的那个船，对不对？如果是法国的话，哈，传奇国管辖原则就是说，只有法国的法院可以管，那土耳其的法院不能管啊，所以的这个检察官也不能起诉我们啊，法院也不能判决法国的这个船船长哈。 好，那那些那个法国就主张说，哎，传奇国管辖原则是什么专属管辖，不是竞合管辖。好，那问题就来了，他说，那那个 PCIJ 这案子为什么要讲？为什么要讲就是它是 PCIJ 判的啊，就是我们讲这个，啊联盟下面这个常设国际法院判的啊，PCIJ 判的。那那个案子，我顺便跟复习一下什么叫做国际习惯，对不对？就是。 因为这件关于公海上发生碰撞，是不是由专由川崎国专属管辖这件事情，也没有条约，对吧？我说国际法院，国际法的这个渊源，有什么有条约啊复习一下的条约习惯啊，国际习惯，最后什么一般法原则，对不对？好，一般法原则，好，这是法源，这很重要哈。所以你一定要发生什么问题，你一定先找一个条约，对不对？法源。 好，如果没有条约的话，我们就来找国际习惯。国际习惯就是找很多证据。我们的国际习惯一定要有三个原则，一定要符合三个要件，对不对？我们说，要继续性、普遍性，还有法的确信，同学不记得法的确信，好，法的确信，一定要一定要符合这三个原则，好，都要同时具备法的确信，才能够说它是一什么，是一个这个国际习惯。 啊，普遍性就是说很多国家哈都把这个原则对在来呃在国际法上来实施，继续性就是时间上的继续性，这个国际法原则哈这个习惯不断的不断的在被施行，最后法确性，任何啊国家跟时间上不断继续的施行这个国际习惯的国家都是按照法的确性，他认为他有这个权利跟义务来。 来执行、来履行好所以我们来说这是国际习惯。好，那法国就说啊，有一个国际习惯，因为因为这呃，我们说这个，如果你是在海洋法，我们讲过海洋法对不对？海洋法，国际海洋法里头哈，海洋法条约啊海洋法，海洋法公约啊海洋法公约，海洋法公约就是所谓的条约，对，海洋法公约，海洋法公约。 嗯，法公约有规定，传奇国在东海上，对不对？发生碰撞的时候是传奇国专属管辖，好是专属。好，可是呢，这个是什么条约明文规定啊？问题是他们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太早了。P C I 是什么时间？你看，P C I G 一九六零年的时候，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什么太？ 国际海洋法公约呢？海洋法公约是一九五几年的话，已经是后面的事情了，所以那时候还没有签条约，所以没有条约，那就是能找到吗？国际习惯啊，国际习惯，法国就说啊，有这个国际习惯，但是 p c i 是到时候认为没有。 他说没有这个国际习惯说专属管辖，所以后来认为应该是竞合管辖，所以判法国那败诉哈。土耳其还是可以什么，还是可以管辖。这是那个当初的案子，但是时空变，对不对？现在是什么？现在已经有海洋法公约存在，已经跟你说专属管辖了。那这时候是什么？按依照条约，依照条约。好，那个案子就是什么？就是常设国际法院 P C I 约判的，了我们最有名的这个“莲花浩瀚哈，“莲花浩瀚。 好，那就给你复习一下。好，我们再回来看啊，大会。这不是我的手机哈。 <laughs> 来，我看一下组织啊，哈，国际联盟的组织有我们讲 assembly 大会，对不对哈？来，会员国美国可以派啊，每个国家哈可以派代表三人来出席，但是每个会员国只有一个投票权。其决议方式哈，除了盟约另有约定哈，或者是程序的问题，可以由普通多数决来决定以外。 好，其余决议均需由全体一致通过，把全体一致通过取消。好，这是被人家诟病的地方，因为全体一致通过就等于是任何一个会员国都有什么都有否决权嘛？那这其实是啊，民主国家连这民主制度不能接受的，任何一个会员国不就都有啊单一的否决权？啊，这个就是国际联盟最大的问题啊！除了程序性问题或盟约有规定之外，可以由普通多数决决议之外多。 这个其余的决议都要全体通过，太难了哈。好，这是说为什么不能运作成，后来解体了。要来看理事会哈，i l 或者翻，也有翻做行政院的，但是我觉得还是翻理事会比较好。好，有五个常任啊，常任委员国啊，常任委员国及四个非常任委员国来组成。常任跟非常任就是五个常任是一定会在那边啊，那四个常任就是轮流由大会来选举。 好，经大会同意，也可以增加其他的常任委员国。好，理事会的决议，除盟约另有约定或程序问题，可以由普通多数决议外，一样理事会要全体理事国，对，不管你是常任或者是四个非常任的，要全体一致通过。好，那而且如果是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 好，是大会跟理事会发现它的特色哈，就是除了我们讲的除了这个盟约有规定或程序问题可以由普通多数决以外，其他都要一致通过，不管是大会一致通过，或是理事会全体一致通过。好，再来看秘书处很简单，秘书长是由理事会啊经大会多数核准之后才任命的哈，经由大会多数核准之后任命。 PCIJ 哈，他们能 c a l l t h t e international justice。一九二零年，国联大会通过常设国际法院啊国际常设国际法院规约由各国签字批准之后，一九二一年生效啊。国际常设法院是设在荷兰的海牙哈，荷兰的海牙。好，所以你有个概念哈，你会看到的法院就是这几个 PCIJ、ICJ，还有我讲的 ICC 哈，ICC 我们待会会再补充。 好，来看一下其他机构，国内的其他机构，比如说委任统治地，啊，有常设委员会，啊，委任统治地，我说，我说一战之后有很很多委任统治地嘛，好，那有一个叫委任统治地常设委员会，还有贩卖妇女与儿童咨询委员会，这是国际联盟下属的其他机构，好，这已经是历史了，来看联合国哈，啊，联合国，一九四二年二次大战时期哈。 对德日意作战的中美英苏等二十六个国家发表一个联合国宣言，哈，宣布要全力来对抗德德意日，好，此为联合国词的由来。一九四五年旧金山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宪章，所我们讲宪章，宪章，那我们要讲联合国宪章。好，来看联合国的组织，好，先来看大会，好，待会我们看安理会。 安理会就是你像我们刚刚前面讲这些理事会了哈，再来就是秘书处，好，就是还再来有国际法院，好，再还有托管理事会，还有社会计这个经济计社会理事会，好，这个我们待会再看。先我们来看大会，好，联合国大会的组成是由全体会员国组成的机构，我们刚刚讲过，每一个会员国都可以派代表人，但是也是只有一个投票权。 大会每年举行常会，比方就是要讲，公司每年举行一次股东常会一样。好，表决的方方式有分两种，一种叫三分之二多数决，一种叫过半数决。好，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三分之二多数决的规定。好，看一下，大会对于重要问题的决议，好，应以到会及投票的会员国三分之二之多数来决定。好，这些问题包含什么？好，你把它。 这个标起来哈，包括 A 关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建议，好，这个是就对这些一个印象，因为它是要多数决，不是过半数决哈。A 对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建议，好 B 安全理事会安理会好的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好安理会有五个常任理事国，那还有其他非常任理事国，其他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要三分之二多数决。 C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理事国选举，就是选哪些可以哪一些会员国可以去参加，好，经呃可以去当选为这个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会员国的理事国，好的 C，好，然后再来一把前面那个一那个一是什么？不要管了哈，托直接就第一个部分就是托管理事会的理事国选举，哦，托管理事会。 托管理事会的理事国选举，好的一啊，对于新会员加入联合国的准许，三分之二多数决，好，这是我们可能考试比较会考的哈，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的的准许要三分之二多数决，这里有荧光笔画起来，好，F 会员国的权利及特权的停止，就是 F，好，会员国权利及特权停止。 在居会员国的除名，三分之二多数决。记得加入跟除名都是多多数决。好，H 关于实施托管制度等等问题。好，最后 I 预算问题都是三分之二多数决。a B C D E F G H I 啊，比较重要就是新会员国的加入跟会员国除名。好，还有那个我刚才讲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啊。 再来，看过半数决的部分。好，关于我们讲的 A、B、C、E、F、G、H、I 这些这些问题以外的其他的问题的决议，包括例，包括啊，有何种事项应该以三分之二啊的多数决决定这个问题？好，以到会体投票的会员国定之啊。好，其他问题就是过半决议啦。问题就是过半决议。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决议的内容，决议的内容。前面讲决议的表决方式，哈，表决方式。来看一下内容，好，宪章第十条，哈，跟你说，大会可以讨论本宪章范围内的任何问题，有任何宣讲，任何问题及事项，好，都要跟宪章有关，好，或关于宪章所讨论的任何机构的职权，并除第十二条所规定之外，得向联合国。 联合啊，联合国会员国或安理会或向两者哈提出这个对该问题的建议。好，第十一条他说哈，大会得考虑关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合作的普通原则，包括军缩、根据被管制的问题啊等原则，并得向这个会员国或安理会或接向两者提出该原则的建议。好，第二他说。 大会得讨论会员，呃，联合国的任何会员国及安理会或非联合国会员国哈，这个一三十五条，第二项是规定向大会所提出关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任何问题，好，可以讲可以讨论，好，并得向会员国或安理会或先向两者提出关于这些问题的建议，好，反反对于需要。 行动的啊各该项问题应有大会于讨论前或讨论后提交这个安理会，提交安理会，所以需要行动的问题就要提交安理会啊安全理事会。好，就说就不是只有大会讨论，才要提交安理会。好，大会对于足以危呃危及哈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势得提醒，安理会注意。 比如说，今天我中共对不对？要在台海跟试射，好，对于中国这个中国的这个在台海试射核弹的行为哦或飞弹的行为，是不是危及国际安全？这个时候，大会可以提醒安理会去注意。好，本条所载的大会的权利哈，并不限制第十条的概括范围了哈，意思是说是很广、很广泛的，了再来哈，大会可以讨论内容显然也是广泛。 好，第十，现在第十二条第一项哈，他说，当安全理事会对于任何争端或情势哈，正在执行本宪章所所授予该会的职务时，大会啊，非经安理会请求，对于该争端或情势不得提出任何建议。所以原原则上就是，安理会如果已经在执行职务的时候，大会没有经过安理会同意，不得提出任何建议。好，秘书长经安理会哈。 同意，应于大会每次会议时，啊，将安理会正在处理，啊，处理中关于国际和平及安全任何事件通知大会。好，所以秘书长会通知大会所有安理会正在处理的国际维和的事件。好，与安理会停止处理各个事件时，也会通这个秘书长会通知大会。 或在大会闭会期间通知联合国的会员。好，安理会，我们来看一下安理会哈，看一下它组成跟投票方式。好，组成分为两种，叫常任理事国跟非常任理事国。来，先看二十三条，现在二十三条规定。好，安理会以联合国十五个会员国来组成。好，哪五个是这个常任理事国哈？中美英苏法哈，中国、法国啊，苏联。 后来由这个俄罗斯来继承啊，然后在英国及这个美国，中美英苏法为五个常任理事国。好，那常任理事国就一直在那里。可是这个非常理事国就要经过选举，对不对？那我们说选举要经过前面有讲在三分之二多数决通过。好，大会把大会选来因选举推出，通过三分之二多数决，刚才前面讲过，大会因你三分之二多数决哈选举联合国其他十个非好。 常任理事国，啊，其他会员国为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选举时，应这个充分斟酌联合国各会员国关于的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及本组织其余各宗旨上的贡献啊，并斟酌地域上的这个公允来分配。看一下，安全理事会的非常理事国任期是两年，任满的这个理事国不得即行连选。 不可以，就是立即连任。好，安全理事会的每一个理事国应该有代表权。好，问题就是说，非常理事们乘以十，常以事国乘以五。好，乘以十的这个非常理事国原则上是只有两年哈，不可以连任。那来看投票方式。好，我们分程序事项跟非程序事项。好，程序事项还有二十七条的第一项。 安理会的每一个理事国有一个投票权。安理会关于这个程序事项，应以啊九个理事国的可决票表决之。换句话说，是什么十五分之九？对。程序事项十五分之九。好，这个是什么？安理会哦，安理会，我们提一下，安理会。非程序事项，这是安理会。 我们刚刚讲的是大会不一样，来，会程序，事前面讲的是大会，大会表决人知是什么？三分之二多数决跟过半决，三分之二。列举事项，三分之二多数。 这个算什么？五分之三了哈，对对，多数决。大会的其他事项，是二分之一决议就可以了。好，这个大家要区分一下，过半或过半。 啊，可是你看一下大会有个很 tricky 的东西，就是说哈，关于何种事项，你再回去看那个大会的过半决议的部分，他说其他问题，啊其他问题包括什么？何种事项应以三分之二哈多数决的问题，好，都是以过半决来决定了哈。所以说哪些事项？ 到如果有原则上是列举对不对？我们说 A B C D E F G H I，但是如果有哪些事项有争议的时候，是过半数据就可以决定说它到底要三分之二，还是过半过半呃过半决议。好，那这个一样啊，到个程序事项跟非程序项也一样很 tricky 啊。先来看这个非呃程序事项，我们讲过对十五分之九。好，来再来这个非程序事项，在宪章二十七条第三项说，安全理事会对于其他。 一切事项哈，其他事项就是非程序事项。好，应以九一样哈是十五分之九九个理事国的可决票，但是必须要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也是一样，它是十五分之九。但这个九一定要哈包含中美英苏法这五个常任理事国。 一定要包含中美可决票，应该包含全体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表决制。对，常任理事国之同意票，它的特色在这里，然后，换句话说，这五个国家，对不对？中美英苏法五个常任理事国，它就它间接就有什么否决权了，哈。 因为他不同意，这个案基本上就这个决议，这个安理会决议就不会通过，因为它是非程序事项。好，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如果是关于这个争端的和平解决的那种问题了哈，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除非我们今天要这个通过的决议说，哎，这个中国在这个。 台海对不对？这个台海峡跟这边哈投射飞弹，是不是是一种这个呃对国际和平安全哈有威胁的行为？这时候争端当事国本身不得投票，对不对？那是说中国那边可以算，那不然的话原则上啊，就为这个十五张票里面九张可决票，必须要包括五个常任理事国全体的理事国哈的同意票。 好，什么？我们说所谓的否决权，讲的就是中美英书法五个常任理事国对于安理会的非程序事项的宣传非程序事项以及宪章的修改，就是联合国宪章的修改这两件事情，它是具有否决权。好，非程序事项我们讲过，十五分之九里面的什么票一定要包含中美英书法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同意票，所以我们说它是具有这个否决权。还有宪章的修改，它都有。 否决权，好，那这是第一个叫否决权。再来看什么叫双重否决权，啊，double veto，好，这是中美英苏四个国家在一九四五年曾经发表联合宣言，表示哈，关于某一个事项，啊，今天是有一个问题，对吧？因为安理会的决议，它不像大会，它要列举一定的事项，它基本上是说，哎，只说今天是程序事项跟非程序事项，那今天就有问题啦。你会说，老师什么是程序事项跟非程序事项？好，这就是一个先决问题，对不对？好，所以。 这个联合宣言表示说，关于某一件事件是程序是程序问题还是非程序问题，这个本身是一个先决问题。好，这个先决问题本身非程序式问题，啊，非程序问题，啊非程序问题就在下面哦所以，这所以这是五个常认理由，我是有否决权的，对？因为它是一个非程序问题，故各常任理事国还是可以行使否决权，故产生所谓的双重否决权，就在这里啊。 好，因为安理会不对？宪章并没有针对先决问题。就今天它到底哈某个问题是属于程序事项 A 还是属于 B 非程序事项？好，究竟这五个常理是可不可以动用否这个决呃否决权这件事情是一个先决问题？好，这是一个先决问题，这个先决问题好属于对不对？B 非程序事项。 那属于非程序事项，又回到这边十五分之九，对不对？非程序事项，那今天决定这个先决问题，好，是属于非程序事项，所以中美英出发，啊，先就把非程序变成实质了哈，是个实质问题。好，那因此中美英出发，它可以怎样？它可以行使否决权。它先先行使第一次否决权之后，好，到了这个实际上再来决定这个问题的本身，它行使第二次的否决权，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双重否决权啊。 好，一级某一个成员理事国可以先动用第一次的否决权，认为某一个事件是属于非程序事项。好，他先动用第一次否决权，说这是一个非程序事项。那在这个非程序事项的问题，好，的决议案上，他在动用什么？第二次的否决权，就是我们说的双重否决权。好，我们来看一下不得投票的情势哈，争端当事国仅在安理会哈，关于争端的和平解决。 的决议时，哈争端当事国才不得投票，但在其他情况下，呢，还是可以投票。故五大国，哈仍可动用否决权时，安理会无法执行宪章第七章的任务。哈，第七章讲的是对和平的威胁、和平，好的破坏及侵略行为的应付办法。好，所以只有在争端和平解决决议上，呢争端国才不得投票。再来看一下决议的效力。 好，分两种决议，一种叫一般的决议，什么第六章的决议。好，一般决议呢，宪章二十五条说，联合国会员啊，同意依宪章的规定接受并履行安理会的决议。好，所以说一对一般的决议，当然对它对第一个对联合国会员会有生效力没有问题。宪章第二条又说，本组织在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必要范围内。 应保证哈非联合国的会员也要遵守上述的原则。好，的，来看一下第六章的决议哈，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部分的决议。好，除了第三十四条规定的调查权以外哈，都是只有只具有这个建议的性质。好，所以说第六章的决议，关于这个和平解决争端的部分仅具有建议的性质。 那他讲调查权的部分是说，调查权讲讲的是安全理事会哈，得调查任何争端或可能引起国际摩擦或惹起争端的任何形式以断定该争端或这个情势的继续存在是否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持。就所谓调查权，除了这件事情调查权以外，其他都只是具有建议性质，在这个和平解决争端的决议部分，啊，是安理会的决议的效力。 好，再来看一下秘书处。秘书处有秘书长，好，秘书长是联合国的行政首长。那秘书长由安理会推荐之后，好，那常任理事国对于推荐案有否决权。好，那安理会推荐之后由大会委派。好，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 c o f i Annan 哈，就是这个秘书长。好，安南对不对？安南，联合国秘书长安南。 好，再来是这个职务分为两种：职务一种是事务性的职务，政治性的职务。事务性的在宪章第八有规定说，秘书长在大会、安理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托管理事会中的一切会议，应以秘书长资格行使职权，并应哈执行各该机关所托付的其他职务。秘书长应向大会提出关于本组织工作的常年报告，啊，要做年报了哈，年这个常年报告，政治性。 秘书长德江哈，其认为可能会为威胁国际和平及安全任何事件，提醒安理会注意。好的，政治性的职务。再来看国际法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ICJ 哈，ICJ 这个我们到后面会讲更多啦。所以我跟你讲，哎，我们会有 ICJ，因为这边正在讲国际组织嘛，到后面我们讲司法的那个国际司法的问题，我们就讲更清楚 就到后面再讲了哈。联合国主要的司法机构就是 ICJ，我们刚刚讲一个 PCIJ 对不对？是那个国常设的哈。一次大战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国际常设法庭啊，国际常设法庭。好，那二次大战之后用 ICJ 哈，国际法院。好，再来看一下托管理事会。由于目前所有的托管地哈均已独立了，故托管理事会因为已经无托管地。 而管就停止做，停止运作再来哈，经济暨社会理事会的理事国有五十四个国家，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理事会每年哈改选三分之一，主要的宗旨在促进国际间的社会、经济、文化及人类的福祉。来看一下联合国的会员有分为哈创始会员跟加入的会员。好，创始会员宪章第三条说。 凡曾经加参加金旧金山东西，应该是旧金山多少东好，曾经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或曾啊或前此曾签字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一号的联合国宣言的国家啊，签订本宪章，且依宪章第一百一十条规定，与批准者要一直圈起来，对，都要批准啊。 批准才会对该国生效，才会变成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对，然后如果你不是创始会员，国，你只么加入会员国。宪章第四条说，好要加入会员国有几个要件，对不对？A 要爱好和平，对；B 你要是一个国家，好；C 接受本宪章所载的义务，好；D 经这个联合国等组织，哈，认为确实能而且有意愿，哈，有能够。 而且有意愿履行这个联合国所载的相关义务者，才可以为联合国的会国。啊，那我国一定是 A、B、C、D、E，我们说我们都有，对不对？那联合国就说，嗯，B 我们是很缺你， <laughs> 对不对啊？他说，哎，说我们也爱好和平啊，也愿意接受联合国宪章所载的义务啊，我们也能够，也愿意履行义务啊。那联合国就说，可是是不是国家？好，这就是他的问题所在。好，对。 准，先到第四条说，准许上述国家成就是要加入成为联合国会员，应由大会决议。我帮你画起来，大会要以决议为之，对不对？同学，你再翻回去，我们看一下，大会决议要怎样？三分之二，对不对？我们再回去看一下那个大会的决议方式。我们是有说，这个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的准许要三分之二多数决，所以这边哈，你就可以注明一下，对不对？ 要有大会决议，而且是三分之二决议，对不吧？在呃，习一下三分之二决议。那这前前面还要怎样？经安理会推荐，还有两个步骤。除了我们刚刚讲 A、B、C、D 一是要件，对吧？在程序上，你要经安理会推荐之后，再经再怎样？由这个大会以三分之二的决议通过。 那安理会会决会推荐吗？ <laughs> 对不对？这件事也是一个问题啊！哈，好，在一九四八年，一九四八年国际法院的这个咨询意见有表示，一个会呃一一个会员国哈，在接受另一个新的会员国的投票案中，不过不论是这安理会的推荐的这个决议案。 安理会的推进决议案，都是安理会来决定啊，就是按照这个程序嘛。但是程序之下还是非程序之下，那这个中国一定会跑出来说，这是什么先决问题，是属于非程序之下动用第一次的否决权，然后第二次在程在讨论哦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就会什么动用第二次否决权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难啊，不容易。好，所以一个会员国在接受另外一个会员国投票当中，不的是安理会的这个推荐案，所以我们在推荐案就不会过了嘛，基本上不用到大会的决议案了哈。 好，那不论是这个推安理会的推荐案或大会的决议案当中，在法律上是无权哈，另外加上宪章第四 A 到四一，我们讲这些条件以外，就原则上就是这些条件嘛，我们讲的爱好和平哦，这个国家接受义务，宪章的义务，能够而且愿意履行这些义务，好，但是事实上这只是是这样讲的哈，但是事实上都会有政治上的考量，对吧？安理会的推荐决议案哈。 推荐决议必须有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方能通过，以及常任理事国有否决联合国入会申请案的权利，但常任理事国缺席或弃权不会构成否决啊。所以说，该等中国缺席或弃权，应该是不容易吧？好了哈，再来听权 宪章那个宪章第五条哈，联合国会员国业经哈安理会对其采取防止或执行行动者，大会经安理会的建议，得停止其会员权利或特权之行使；，此项权利及特权行使得由安理会再恢复之。好，了解可以的，在除名。 联合国的会员国中，哈，如果有屡次违反本宪章所载的原则，大会可以经安理会的建议，将其自本组织除名。好，所以中过还是安理会的建议。就停权一样啊，大会经安理会的建议来停止权利跟特权的行使。来看一下退出联合国。好，联合国宪章并未规定国家退出的机制。好，所以有没有可是否可以退出也没有规定。 呃，我我看你下，实践上啊，你就写实践上吧。我参这个沙拉看一下，好，掉实践上，我把它删掉哈。实践上，印尼于一九六五年因为不满马来西亚，对，印尼跟马来西亚，哇，好好，印尼于一九六年因为不满马来西亚当选安理会的啊这个非常任理事国。 好，所以就是什么？印尼就退出联合国。那这是两种历史上发生就两件两次了哈。那第二次就是我国于一九七一年，好，因为在满联合国大会表决我国的代表权由由中国在这个常任理事国的这个代表权，对由中共来取代，故发表退会声明。一九七一年，印尼跟我国哈都曾经。 退退出联合国过好，但其他国家或学者并未认为这是一个退出的例子啦只认为是什么国家代表权的取代。 <laughs> 他他说，因为中国从到从到都在啊哈，不是谁代表取代的问题，所以他们所以在国际法上并没有被认为是这个退出了，只认为是取代。好，所以这个在国际法上并不认为我国的情形啊，我国退出联合国是退出，而为我们只是国家代表权被取代掉。 好，那请你写一下这个一百二十四题哈。根据联合国宪章，国家申请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程序是什么？简单的哈，应该答案是 B 哈。大会经安理会推荐。 对，以三分之二的决议形式它是没有考那么难的哈。它最后讲在二大会经安理会推荐决议形式但他边常平考你很多衍生的，就是说安理会推荐案中五个常理事否都有否决权，对不对？但是缺席或弃权不构成否决，好，这都可以考你。刚看他这个律师考你是考很简单的哈，就是直接考你宪章规定的。但是他如果考你难一点哈，是可以的哈，我们教的是较深一点。好，再来看一下第四节。 国际这个货币基金组织哈，国际货币这个 IMF，然后 IMF 你可能在新闻上常听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成立的目的呢是为了 A 缓和国家之间因为国际收支暂时不平衡所引起的这个货币贬值，并且 B 好为了加强外汇管制，以稳定汇率，促进贸易的发展。 设立呢，在一九四四年，在美国的这个布雷敦哈，也有翻作布列敦啊，有点像听起来有点像是那个那个，像是布丁啊， <laughs> 就是南在台南有很有名的布丁？名字跟这个有点像，我忘了是什么，坐高铁都会看到。一九四四年的哈，美国的布，我老师当时听到是布列敦啊，这边翻布雷敦，好，布列敦森林。 好，签订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一九四七年开始运作，并成为联合国专门的一个机构之一，是联合国专门的机构之一。好，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哈，a M F 比较好念的哈，被组织类是国内的公司，它组织算类似国内公司。好，它投票方式依据每一个会员国所认缴的基金。 份额，对不我们说，在公司的话是什么？每一股一表决权，对不对？也不是每一个股东一表决权，是看你股份的多寡。所以一样，这边投票是按照你的会员国你认缴的这个基金份额，类是股份啊，并非一国一票，不是就不是不是一个投一个票嘛，哈，所以不是一个一个投一个票，要不非不是一国一票，是比例呃比重投票制，意思说，缴的钱越多，投票的票数越多。 好，计算单位。好，我们刚才讲那个基金份额计算单位是叫特别提款权，SDR，然后特别提款权，它是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五个国家的货币来计算，每日都不同哈。每日算出来特别提款权 SDR 的这个高，相当于多少美金都不一样。那这个每会员国，不论你认缴多少的这个基金份额。 好，你都有两百五十票，那每增加一票，你要多缴、多认缴十万的特 SDR，哈，十万的这个呃特别提款权的单位啊，看每个 SDR 是代表多少美金，嗯，那你要缴十万嘛，十万个 SDR 的金的这个钱，哈，才能够多一个票，多一张票。好，来看一下这个 IMF，它也要有理事会跟执行董事会。 好理事会呢，Board of Governors，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最高的权力机关叫理事会，由各个会员国派正副理事一人来组成，一般是由各会员国的财政部长或央行总裁来担任，任期五年，啊，每年集会一次，由各理事啊单独行使本国的投票权。好，然后再来是执行董事会。 处理并执行组织的事务。嗯，有二十二名董事啊，任期两年，其中六人啊由这个认缴最多基金份额的会员来担任。目前是美英啊、德法日商啊、烧地阿伯很有钱啊。好，来第五节，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就我们讲的 World Bank 啊，世界银行。好，它成立的目的呢是会员国哈。 是向会员国提供长期的贷款，并以提供担保的方式促进私人投资，目的是在协助二次大战以后的各个国家经济上的恢复跟发展。目前主要的业务对象是要贷钱，是借钱给谁？发展中的国家。我说叫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或称为世界银行。好，一九四四年一样的，我刚刚讲那个哈，美国布列敦森林美国布列敦森林。 签订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一九四六年开始运作，一九四七年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跟 IMF 一样，就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之一。会员，世界银行的会创始会员啊，必须是 IMF，我们刚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始会员。如果你要加入 World Bank 世界银行的国家，必须先成为 IMF 组织的会员。啊，投票方式也是一样每个会员国有两百五十个票，增加一票要多缴一个股份。 一个股本，那每个股本是十万元美金哈，好，并非一国一票，也是比重投票制，好，了解一下就可以了。你知道它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之一，好，来看一下关税总协定 GATT，好，关税计全名叫关税计贸易总协定，或称为关贸总协定啊，好，GATT，好，它是严格哈是。 这个是世界贸易组织，我们讲 WTO 的前身了哈，叫关税暨贸易总协定。好，是于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号由我国等二十三个国家签署，并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一号生效。来看一下，应该是六大原则，我什么？我有五号关税总协定的六大原则，好，第一个叫最惠国待遇，好，M S N 啊，哈，M S N。 任何一个缔约国对于任何国家，包含非缔约国的贸易相关措施，都必须要毫无歧视的适用在所有会员成员国里头啊，所有 GATT 的会员国。好，所以任何一个 GATT 的会员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这个相关措施，必须毫无歧视的适用在其他会员国身上。 就要所谓的最惠国待遇。好，这就是比如最惠国待遇差别，就是说，如果今天会员国 A 国啊，GATT 的会员国甲哈甲国，他如果哈对乙国进口的货物，对给予某些措施啊，就降提高关税或降低关税哈，那对于丙国，他。 对，他不管他不论他他是否为 GATT，GATT 会员国，这个 GATT 的会员国哈，都可以向这个甲国主张说什么？我要最惠国待遇。 对，你如果对乙国这么好，你要对我丙国一样，不可以有歧视，这样最惠国待遇。所以记得它是，它是一个外国跟一个外国比，才是最惠国待遇的问题。这国跟国民待遇原则一样来看，国民待遇原则是甲国本国农产品跟外国农产品比，对，是，是这是国民待遇原则。看下面那个，任何一个缔约国对于来自他缔约国的输入品。 锁定的国内税或者是法规不得啊低于本国相同产品所享有的待遇好所以今天丙国跟甲国主张说，哎，我要跟乙国一样的关税规定，或者说一样是输入啊，石油好了到甲国，为什么乙国今天它的关税是十 percent，我的关税是十五 percent，这样对我不公平啊，这不是最惠国待遇，那丙国要主张最惠国待遇。好，如果说今天。 甲国自己里面有产呃天然气啊，好天然气，啊，甲国自己的天然气，好，它的这个它当然没有关税了后但是它有它是国内的税是它的这个营业税是五 percent 好了，它然后但是这个甲国的国内法说哦，只要是进口的天然气，这是国内对不对？甲国国内的甲国国内的天然气，它的营业税是五 percent。 那他说，凡是，如果是今天甲国的税法规定说，凡是外国进口的天然气，进口的天然气，我都营业税都是克百分之八。好，那这个时候，丙国就要跟甲国主张什么国民待遇，我要降到百分之五，对，就是说国民待遇的问题，国民待遇。 张国民待遇所以不一样，所以记得外如果是外国，你要跟他们本国比，你要找国，你要主张国民待遇则如果是两个外国之间，可能要互相比来比去，这个时候是最后一国待遇的问题。好，自然废除数量管制。好，对于缔约国的任何一个产品的输入数量。 除了关税、国内的税，比如国内税，我们讲的营业税嘛，还有其他关规费以外，不得以配额、输出入许可证或其他措施予以限制。好，再来是关税减让。哎，那学前面讲的就是拖沓了，可以随便设拖沓啊。啊，再来是关税减让，各地约国啊，基于互惠跟不歧视原则，相互协商关税减让表。 写关税减让之后，的解错了。三点水，关税减让之后。好，关税减让之后，非经关这个关贸啊关贸总协定的相关规定，不得任意修正或撤销这关税减让的成果。好了，最后第五五个，减少非账。 非关税的贸易啊，不得以非关税措施来限制或禁止贸易。啊，对于缔约国实施啊倾销、补贴、关税估价，然后还有这个输出入的手续、产地标志等等行为均有规定，以避免缔约国利用这些非关税啊，跟关不是关税本身啊，就这非关税的贸易障碍来限制贸易。 比如说，这个缔约国它就是一直补贴国内的这个农产品，让外国就无法销进来哈因为销进来就是不敌啊，不敌这个缔约国它内部的这个补贴，啊，补贴的这个销价竞争。好，最后第六个哈我个叫做资商解决争端哦。对于影响缔约国的意见哈，应该要提。 应该提供给缔约国资商的机会，让做一个资商解决、资商解决争端的方式。到时我们再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有些例外哈，比如说最惠国待遇不适用于边境贸易、关税同盟及自由贸易区等优惠，因为有些国家可能哈，一般来讲哈。 这个对于所有的缔约国，比如甲国对乙国跟丙国的待遇，就对的缔约国丙国也是 g n t 的会员国，甲国也是，所以甲国对丙国的待遇不可以低于对其他会其他国家的待遇，哈，就是对，对待遇，除非是什么？因为乙国是在边境贸易和关税同盟或其他有自由贸易区，像智利对智利也边有个自由贸易区，那这个是特别规定出来的，不能跟他比，因为它是特别的地方。 好，那在这些特别地方当然就不能讲，呃，美国就不能主张，好跟讲国主张这个最后国待遇。好，讲国会说，那不然你也跑去智利北边，去设一个这个自由贸易区吗？好，那第二个，缔约国哈，以其国内的税收来补贴国内生产时，这时候就不适用国民待遇原则。啊，你不肯主张说我也要补贴，好不行。 外国啊，比如说你丙国天然气，你不能说哎，我也要跟甲国的公司一样得到补贴，不行。那第三个，缔约国哈，为了确保国际收支平衡，缔约国为了确保国际收支平衡，或者是防止粮食不足而限制输出或农渔产品的出输出入等哈，这时候是适用禁止数量管制的原则。 好像是因为它特别的考量，比如说确保国际收支的平衡，防止粮食不足，啊，因此才去限制数量。这时候是可以是例外，可以的。再来是紧急措施条款，或我们称为规避或逃避条款。哦，那缔约国为了避免其国内特定的产品受损，得暂时停止履行这个关贸总协定的全部或部分的条款义务，或修正我们刚刚讲的关税减让。 但是，如果有难以弥补的损害发生之余，缔约国哈，这时候如果有发生难以弥补的损害之余时，哈，缔约国可以不经协商，我们刚刚说原则上你要给每一个缔约国一个协商的机会嘛。那这边是因为很紧急状况，会发生难以弥补的损害发生的时候，缔约国可以不经协商进行实施啊，进行实施就是暂时啊，暂时停止这个 GATT 全部或部分条款下的义务。好。 那一般例外跟安全例外，啊，为了我们讲一般例外一般，啊，为了维护公共道德、啊生命、健康、啊自由、权的保护、国家安全等，得不适用啊的关税总协定啊，关贸总协定的规定。好，最后豁免条款，联合国哈全体得依据这个关贸总协定的规定。 而豁免缔约国的某些义务啊，这时候是这个按照啊缔约国全体按照规定来豁免某些国家的义务。最后一个例外叫做开发中国家的例外。好，看一下对于经济发展上还处于开发中的国家啊，则暂时不适用关贸总协定的规定，且已开发国家对于低度开发国家的关税减让不得要求互惠待遇。 来看下 GATT 的组织分两个、三个了哈。第一个叫全体缔约国大会，也有大会的理事会跟秘书处哈。好，大会每年举行一次年度大会，特别大会在半数缔约国建议下可以临时召开啊。除了加入啊义务的豁免、一般条款的修正，需要经缔约国三分之以上的多数决通过之外，其他。 半数通过就可以，因跟这个联合国的大会有点像三分之二通过的事项，这个附件就是加入义务豁免跟一般条款的修正那三分之二通过，其他半数就可以。在理事国理事会就我们的 council 哈，是由缔约国来组成，与大会不开会时处理问题，在秘书处我们说日常行政工作。 好，再来。我国在一九五零年曾经退出，后来以这个台澎金马关税领域，哈，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 e k i n m n and 马祖 z 啊，就是 TPKM 啊，TPKM。好，名义来加入，所以九九零年之后我们就又再加入了。好，我们来讲，前面讲的前身啊，那我们来看，再来看一下世界贸易组织，啊，WTO。 严格哈，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好，是签订在一九九三年、一九九五年正式创立的 WTO 哈，世界贸易组织好，来看一下组织它包括哈部长级会议、总理事会跟秘书处。好，部长级会议是最高的权力机构，每年至少开每两两个，至少每两年召开一次部长级会议。好，在总理事会。 部长级会议不开会时，总理是会来行使权力。总理是会可以按照附件二所规定的规定哈，来行使。但附件二是什么？我们会看哈。依照附件二的规定，行使争端解决机关的权利啊，就是 DSB 啊，Dispute Settlement Body。好，按照附件三的规定，可以行使这个贸易检讨机关的权利好。 总理事会下设许多委员会，所有会员国都可以参加这些委员会。啊，秘书处是由秘书长来主导，没问题。然后看下投票的，WTO 的投票，每一个会员国有一票。部长级会议跟总理事会，啊，除了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另会规定外，原则上是采多数票、多数举来投票。来看一下会员，创始会员国包含哈，这关税就是关贸总协定啊，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会员。 好，那其他国家在对外商务关系只要有完全自主的个别关税领域，他们把它圈起来。你只要怎样，对外商务上有完全自主权的关个别关税领域就可以加入，不一定是国家，对不对？好，皆可加入成为 WTO 的会员。好，只要对外商务关系上有完全自主权的个别关税领域，就可以加入成为 WTO 的会员国。好，这个。 架构，我们看它构成部分哈。这个国际贸易组织协定的附件一到附件三，是本协定的构成部分，对所有会员国际有效，所有权产来，所以附件一到附件三。那其他就叫非构成部分，就你看一下下面，你们构成部分，好，跟下面非构成部分，世界组织的加入国不一定要接受。 附件四的四个协定或其中的任何一个协定，好，这个非正要说它叫非构成部分。那附件一到附件三一定要对所有会员国都都生效的。它附件一，啊，附件一的内容哈是一直到一九九九年为止的关税总协定以及第八回合乌拉圭谈判的关于贸呃关于货物贸易的协定。 其中所订定的重要协定在附件 e B 跟 e C，然后我们再来看 e B 跟 e C。好，我看往下看，好世界贸易组织参加国并未退出关贸总协定，那就同时受两者的拘束。那关贸总协定的会员如果没有加入 WTO，那就只只啊只受这关贸总协定的拘束。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附件 e B 哈，e B 就是我们讲 GATS 啊，GATS 啊哈。 服务业贸易总协定啊，服务业贸易总协定，这是我们讲第八回合巴乌拉圭啊，乌拉圭的谈判的这个成果，好，E B 就是我们讲服务业贸易总协定，好，这是一定好，对，说会 WTO 会很多生效的。再来就是我们讲有名的 TRIPS 了哈，就是与贸易有关的智慧财产权协定啊，与贸易有关智慧财产权协定 TRIPS T R。 IPS，trips，T R I P S，啊，记得 G A T S，gets，跟 trips 都是同时都拘束哈，G A T T A，都拘束 W T O 的会员国，因为它属，啊，构成部分，它是我们说它是这个乌拉圭谈判的时候哈，所订定的附件 E B 跟 E C。 主要对说 W 会员 WTO 的会员国都一定有产生拘束力，那确实对我们国家最大的影响是，我国的那个智慧财产权智慧财产权法啦，就是我们讲那个制裁制裁法好像这个制裁商法三法的著作权法、商标法跟这个专利权法很多很多相关的规定啊，因为我们签的这个 TRIPS，我们称为 WTO 会员国。 TRIPS 对我们有效力，哈，对我们产生效力，所以我们要修订很多关于我国的知识产权国内法的相关规定，让它不要违反 TRIPS，啊，不可违反 TRIPS 的要求，所以对，如果你是学制裁法的话，对 TRIPS 应该有点了解。好，再来这是附件一的部分，哈，包括到一九九九年为止的关税总关税总协定，以及第八回合乌拉圭谈判的这个。 货物贸易协定，还有这个服务业贸易总协定跟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好，再来。第我们看到第附件二啊，就是讲这个解决争端程序规则与程序的了解。最后就是附件三是贸易政策检讨机制啊，贸易政策检讨机制。 好，来看一下非构成部分有哪些，比如说民航机贸易协定、政府采购协定、啊国际乳品安排，啊就是牛肉安排。好，了解一下就好。知道这四个附件四四个内容哈，是不一定要会员国一定要接受，但是附件一到三一定要接受。好，你写一下一百二十五题。 好，很简单一点，就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会员国一定要接受是哪一个？首先，A 跟 C 是我们讲个国际呃环境的，之后会跟你讲到哈，这个跟那个世界贸易组织没有关系，A 跟 C 没有关系。那做的是 B 跟 D 对我们说 D 是在附件四，对不对？政府采购协定在附件四 B 对 i g gaps 比如 get 对，get G A T S，然后服务业贸易总协定啊，所以这个应该答案应该是选 B 对不对？B。 好，那我们给同学休息一下，我们休息到四十分好了，我们七点四十分再回来，然后时间够了。